锵锵三人行，很多朋友都关心我们在去广告的时候谈些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最近咱们扎老师刚刚到这个云南云南山区啊去去呃访访贫问苦了一把。 对吧， <laughs> 并不是这个初衷，其实呢，就是正好放暑假，我带着女儿回来，因为我女儿在美美国上高中嘛，然后还有一个她的朋友，更是在美国生、美国长的，两个高中的女孩一起跟我们，一共有十个人左右吧，朋友啊，去云南，结果就去了西双版纳的山区，已经到了边境了，就翻过山就是缅甸了嘛。嗯。 就没有想到，看着点心不像太穷啊， <laughs> 这个这个是木瓜薄饼，对，这是景洪，就是他们的城市特产了，特产特产，对，很好吃，挺好吃吧？啊，这你要就去景洪，就是些游客如云，而且我还惊叹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么强啊！那一场什么歌舞表演都是一百多块钱，然后你入场以后，你就看着哦，都是不是公费旅游？我我认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家庭。 所以他那个地区的很多也不是外省的，就是云南各地来的也不少。有一个小康的这种中产阶层，所谓的这么一个人群。可是我们开了车就上山，只是早上很早出去，晚上回来这样。你你看能走多远啊？就到了边境那种大山上，马上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嗯，因为它没有修路，有些段修了一点儿，那上山还是就是盘山而上，雨一下雨全是泥那种。 然后到了那那些呃基诺族的山村，我们去了三个不同的民族。哎，看看照片。哎，对，扎扎扎扎扎老师给我们看看照片。哎呦，这是小姑娘。这个这个好像是哈尼族的，就是一个一个山寨里面，呃，还有一个布朗族的。这小孩儿，你看他没有玩具，就弄一个小花儿，啊，而且还正好是那天就是有外来的客人来了，这些村民弄一些花儿、纸的、塑料的什么，然后穿上他民族服装跳舞。这个是基诺族的，就是一个。 啊，他其实是从外边念了职业中学又回来了，娶了一个汉族姑娘回来。这是他们做饭的火塘，就是我们做了很多。你看这个呢，是在哈尼族的那种一个大林子里边，他们因为那天正好除了我们还来了一些客人，他们就没有这么大的桌子，就在林子里边，你看铺了芭蕉叶，然后用这种大洗脸盆，这洗脸盆都特别像我们当年就是七八十年代那种塑料盆，对。 它里面放了他们就是，聚餐的、哎，聚餐，啊，煮的粥啊，烤的肉，这些呢，就是我们同去的一个哈，是叫孙立哲，他是当年是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很有名的赤脚医生。他说这个景象就让他想起当年他们在延安，那是三四十年前，啊，村民来看北京知青的那种感觉，嗯，就是这里边外来的，外面来的人还很少，所以这些小孩就都来看来了。 你知道吗？就是看我们那些人嘛，然后你看这个，她叫拉培，这个为首的这个女大款是吧？对对对，她是他们村里边最能干的一个女强人，做茶的生意。嗯，所以她就给我们载歌载舞，还真的这个这个他们当地还确实唱歌上这舞。衣服吗？不是，就是这天为跳舞穿了，然后大家都没下地嘛，然后这可是这些村子里实际上我们后来。 聊天嘛，问起来就是年轻的有很多这个壮青壮年啊，还是出去打工了。比如去景洪去做，他们这几年普洱茶火了以后，就生活比以前好了，多了来源了嘛。就比如是去茶厂，去看看了一个制茶厂，全部是二十多岁的女工，就各地的乡下来的，能一个月挣一千块钱，然后包吃包住，他们就觉得很好了，完全是手工的，在那挑茶叶。可是呢。 你到了这些乡村，我一问，就是普通的一般的四五口的人家，一年他也就是两三千块钱。那你想，就每个月两三千块是靠种地？呃，不是，就是他能收入卖茶，卖点山货。 这是比较活泛了一点的了他有了一定的交通，有了一定的贸易之后，其他他们自己种点稻米，种啊，他自己吃就是吃的和住的没有问题，房子也都是当地那是森林嘛，就木头房子，弄点顶多弄点瓦。但我感觉还是很穷啊。这阵儿就就跟这个陈丹青老师聊天啊，他不是现在上山下乡嘛， <laughs> 他画画，对，又到农村去画画。他去的农农村呢，回来跟我讲，当然他是只是看到他看到的啊。 哎，这个陈丹青特有的语言呢，他说现在这个农村呢，就是城市建设吐出的渣子一样。他就说他见到的这个乡村呢，就是这个破败凋敝，就是说你会感叹呢，就是乡村生活方式啊，好像没有了，就是因为青壮年不都出去了吗？这这老老老老话题，咱知道，村里就是老弱妇孺，农民都上楼了，嗯，对吧？这种乡村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 而且你就看着，尤其是这个一些城乡结合部，还有就是这个那个垃圾遍地，就是让人感觉到，甚至有人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还是应该有农村的，还是应该有我们想象中的农民这种生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悖论哈，你看，呃，像丹青说的这个，我我想恐怕是一些内地的。 农村，就是它还是发展来了。呃，多年前我听过，就有一个作家张贤亮说：“我们西北发展不起来，我们是很很有风景的，很干净的。你们欢迎你们大家来污染。”他在一个环境和文化会议上呼吁大家来污染， <laughs> 所有的作家都很愤怒，因为我们城市里的，尤其是文人的想象里边，青山绿水这种田园式的生活应该被保存，它是淳朴的，是原始。可是实际上。 穷人就是说，在贫困的山区，你不要让他知道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一旦他知道了，他就是老子要吃饭，老子要花钱，你知道吗？你这种老子要开车，老子要包二奶， <laughs> 平城市人凭什么让我们？ 过着这种田园诗的生活，你们看我们，因为我感觉去这个西双版纳，确实那风景如画呀，那茶园高大的树，什么各种植物、水果，就茂密，扔在地上就能长，它就是这种。 潮湿的、非常呃暖的呃这种气候嘛，可是你去了这个封闭的山村，你感觉，当然我是带着城市人的眼光去看，就是美国人的眼光，对，是有一种轻微的这种罪恶感，就是说你觉得我们是不干净的人，异国情调，异对，但是我异乡，嗯，我觉得是矛盾的呀。最近这个，你要他们封闭下去，就这样保存了，他们经有电视了。是是看了另一头啊，可到了我的祖籍山东，对我到了山东，我我先 先说一下吧，就是说我其实非常非常想回到我插队的地方去，我就这个愿望，江西。 哦，我合计了，呃呃，合作了，合计了很多次，都还没约好。我我相信，我假如回去的话，我这个感受会非常深，因为我那批插胸啊，我们都在讲，胸就插胸，就是一起这么淫荡？一起一起这个插队的朋友，我们都简称叫插胸。 <laughs> 他们现在有的是厂长，有的是什么外企的，什么有的也也有的出国工作什么的，对，大家都合计，但还没回去。但我最近去的是呃呃山东的北部。 招远啊，莱阳啊，呃，来呃，蓬莱啊，蓬莱，那么咱们发发现了一些我原来没注意到的现象。哎咱们留个悬念，原来们注意到现象是什么呢？广告之后你才知道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徐老师回来的问题，刚才什么问题来？山东，就是到了山东北部的那农村。 呃，现在都没有县了，你知道，很多地方哈，它这个县都改成市。嗯少数贫穷，比方山东吧，你鲁国那些地方，鲁国那些地方还有县，齐国那些地方都改成市。 当然也不不均衡，有些是相对贫困一点，招远啊什么，但是路都修的不错，你看上去都不错，就没有变化的是什么？厕所，厕所真是没变化， <laughs> 几十年如一日。但是我有看到新的完全不同的景象，比方说他们都说比较富的一个县，就是一一个现在叫市叫龙口市，它就在海边吧，就是凭空四年的时间建起一个城市。 你都没听说过，我估计这样的，他们告诉我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其实到处都有，只是我见的少。嗯，我们都有一个呃呃思维定式，就是觉得现在城市大规模发展，中国的人口一半到了城市，因此乡村是萧条了，是破产的。那么，而且我们对城市的发展呢，都有一些固定的思路，就是我们城市化的是走什么路呢？就是农民工两亿多农民工从农村。 进到城里，这是一。第二，我们的城市像巨兽一样的向外扩展。以前有过一个城市的扩大的方法是城市不动，建卫星城。嗯。而卫星城跟主城之间是乡下。现在看来这个方案完全不行，卫星城都不成功。现在的情况是，主城跟卫星城之间打通，就是就是四环、五环，将来就这么一圈一圈城市不断的摊出去。 但我这次看见一个第三种的城市形态，就是它完全是乡村，它甚至不是农地，它是树林，它它就就是到现在还有什么田野鸡啊这之类这些东西，嗯，但是呢，它被圈起来，圈起来以后呢，它就变成了，它就仿造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的格局，就是像一张白纸画图画这样的盖，里边有大学，有医院，就有一个农民。 叫宋作文，我看了他跟呃呃国家领导人的一一的照片，可见也是呃、上面支持的。然后这里面有大学，有医院，有有有很多房子，正在盖很多很多的房子。那房子都不大，几十平米的，整个是全新盖起来的，非常奇怪，跟外面的这个这个山东的乡下哈，你出来是很不一样的。 <laughs> 这使我看到了一种这个形态啊。 让我想起什么？你比方说，我曾经开车从比萨，这个比萨斜塔那个意大利，我一路沿着地中海往法国南部，往戛纳那边开。你沿着海岸线，你开多一会儿就会有个小镇，开一会儿就会有个小镇，对不对？有的是历史名城，有的就是新盖的一个区。他说他们也是这样。你进到那个地方，当然了，以我们城里人，尤其文化人的眼光看，你会觉得他有点俗。比方说。 有个观音菩萨，旁边那个高尔夫球场叫蒙哥马利啊，凑在一起，对是不是有点俗，对不对？可是我仔细换一个角度在想，他吸引了大量的城里人到那里去买十几、几十万的几十平方米的房子。嗯他给很多在比方说在青岛买不起、在济南买不起，甚至在北京都不行的人，他就集中过去。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一种新型的城市，你知道吗？这这我看到了一种中国城市化的第三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会有一个问题，我就问农民，我就去一个一个，就是司机也问，做饭的人也问，我就问他们对这么一个在他们家乡出现的这么一个新城市的感受。农民的感受是很简单的，他我说你们会不会说家园被人抢走了，或者海岸什么什么。 农民就是说，你帮那个他们做事五千块一个月， <laughs> 有利可图。但我我倒是联想，你你当地的人五千块一个月，农民就是这么简单。他说五千块一个月，他说他说我想跟他们说，你们的你的家园被占了。就刚才我说那个，老子要吃饭。 你别跟我说污染，其实是一个道理。那是说的话，就是话粗理不理，理是有理，话糙理不糙。但我倒联想你刚才说这个齐鲁，比如说这，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种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它自然有一种跟传统的这种呃接壤，因为在齐就比较商家，从鲁就是比较乡土嘛。从孔子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有这个齐鲁之变，而且这些就是像什么后来的这些学院。 像荀子他们那些都是偏齐的，就那那个学院叫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叫夏呃夏邑还是什么？马 <laughs> 现在就变成蒙古马利。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文化的基因，它会传的很长的。你在一个突变的情况下，也打乱了，不是？但是它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会自然，就是这种基因会变成显性的。它的它适合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后它就出一种形式的。 文化，它会逐渐逐渐混合成一个适宜他那方水土人物的一个形态。比如这种有点学术气息的海滨城市，和内地可能更适于那种种地田园就不一样。比如说我说的那个云南，它可能适宜于边境贸易。 他种茶种有以前的越，他离越南近，他就会种咖啡，因为有法国殖民地的那个传统，等等，他会自然的调节出来一个最适于他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现在的种种不满和错乱，都是因为变化来得太猛、太迅速、迅速，一下子就要全全盘的要现代化，对吧？他已经顾不上考虑，就是说，其实有一种生态多样性嘛，他 这个地方适于长这种东西。那我觉得啊，你们说的还是呃好的，就是理想社会的家园。你知道，在这个吐纳的吐纳的吐固纳新的过程中啊，很多真的是像渣子一样的人呐，就被吐吐到不知道什么角落去了。所以你看，你去个印度，你就会发现，哎呦，大片的贫民窟，他们那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对吗？从乡下来，从乡下来的。你知道，其实中国我们不能说现在中国有多少哈，但是有。你看这个，而且是很多啊，我就把它叫做一些机机灵人呢。就是呃，我最近这个毕峰拿给我看一个获奖的纪录片，叫《算命》，我觉得拍的还挺好。那么这个他就是反映一个就算命的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你知道啊？那就是说两口子怎么过日子？他是个残疾人。 然后呢，就是说，哎我也要生活伴侣，我生活伴侣呢，我就去找村里这么一家人呢。那家人他老婆原来就住在猪圈里，因为他老婆也是一个又傻又有点残的这么一个人。但我们俩就这么谋生，你你可以找出来一段给给给给给你们学习学习。我适当的有那么一个不会说话的一个哑人，嗯，四十多岁了，那时候我也四十多岁了，在九二年那年，我四十二。 那个他都已经四十了，是在他们家受气，在一个小棚子里待着，黑着睡觉在小棚里，冻得嗷嗷叫唤，冬天。哼，我说，兄弟这样的傻人没人家，要给给接来是跟我做伴侣是吧？人可怜可怜他，疼一疼的让他少遭点罪是吧？后来我到，我到上他们家去了，我一看呢，一看到那个人，你一说，他人也没隐瞒，反正贫不摘西嘛。 贫不宅妻，寒不宅衣，光不宅路，是饥不择食啊！嗯，人贫没能耐，你还想搞好呢？所以说我根本就没什么事，这个接下来就这么。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我都能做。做饭我能做，女人不就是干这个活的吗？所以我自己能做，她就不会做，啥，我无所谓。我把整整我把她接来就职为就是给我做伴侣的。 就这种想法，就陪伴我生活，就给我生活增添一份这个幸福。有这么一个女人，就感觉好像幸福的似的，就这种想法，就这么简单。 有时候你开车在路上走啊，你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一个，就我不知道这算县城的城乡结合部，还是一些什么？就是它也不是农村，好像呢，这个农田呐也都被平整成了一片这个大白地，这是白茫茫大地，上面就一些乱七八糟的垃圾，一些窝棚，形成一个小街道，这这真是白不呲咧、黑不呲咧、惨不呲咧的这么一些就是。 经常有些这样的地方，你在你在公路上看，没错，北京就有通县，往通县那边走走，就是你说的这种，很多工业垃圾废物在那个就在大公路两边大水塔、水泥塔、什么搅拌机那种，然后周围就一个小村子，它就有一一些饭馆，但是我们卡车司机在那儿吃碗面。我我还以跟你说呢，就像徐老师这种观感，忽然就来一座城，一座美国城。 经常你可以见到，哎，深圳有一个微缩，皇家城堡。对对， <laughs> 深圳有一个那个玩的地方叫什么什么来着？就是微缩景区啊，世界之窗。就一个一个微缩景区，实际上你现在看呢，两个地方，就是他们说北京郊区就有啊，就是突然间就这一块儿，跟美国一样，张老师，你一去跟一个美国小镇完全一样， <laughs> 但是呢，窗户后头就是一片荒地，什么都没有。然后呢，还有一种是我最近看到一些所谓的名胜古迹。 当地领导真是爱文化，把那个古迹啊重新翻修，翻修了之后全都重新刷上。说我照着原来的花边 <laughs> 重新贴一层。我一看呐，他们认为我这个比喻非常精当。我说这不是迪斯尼吗？ <laughs> 你说就弄得都跟迪斯尼那个小洋楼似的花。中国有些地方有些欧式建筑，我这不是到迪斯尼了吗？你看，就是这种污染一座城。 对对，这个现象到处能看到。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全世界其实都是这样。你在欧洲，哪怕是最发达的地方，你比方在法国，田园是非常漂亮的。嗯。巴黎市中心是非常漂亮的，可是你从田园到巴黎市中心的巴黎郊区也是相对最破的。我这是在山东开车也是这样，乡村还可以，有些地方不错的，青岛也很好。可你进青岛的这一段郊区这一段。 就会出现刚才这样的人。哎，你怎么能在山东开车偷来的车？没有，人家 <laughs> 就几个小时，就所以就看得很亲切嘛。你很少的地方。对，所以呃呃，城乡结合部好像是一个中国特色吧？我觉得欧洲好像。但是现在城市啊建设的脚步啊侵入了农村。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城乡结合部。那你说的这迪斯尼画，我就想起来一个荷兰的一个学者， <laughs> 他经常跑这个呃美国、印度、中国，然后他就有一个比喻，他说呀，现在中国越来越像美国，就都是这种大迪斯尼式的建筑，印度也在追赶，将来呢，整个世界这美国化、迪斯尼化就要蔓延了，就剩我们欧洲变成一个唯一的一个。 非迪士尼的那时候，就是说，我们就变成真正的迪士尼了。你们都到欧洲来看我们。嗯，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地方，还有这样的国家，你明白就倒过来了。什么需要真？哪个是假？什么需要未来啊？现在就是。 迪士尼的那个那个城堡假的，是拷贝巴伐利亚的一个新天鹅堡。对。可是现在那个新天鹅堡里面最多的游客就是中国拍温那个婚纱照的团， <laughs> 啊，很多人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专门帮中国游客拍婚纱照的，已经直接到欧洲去了。不，我我还是想一想，我们中国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什么都有，有那么残疾的破败的，但是也有。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出路好。 可能会将来重返乡村，重返。哎，我就是看到放